弟兄姐妹们，平安！感谢主，让我们仍然享有他所赐生命气息。我们积极一起敬拜他。我们做个祷告：主啊，当我们再一次聚集在主的面前，在主你的圣殿里面，守主的敬拜主。我们围着自己所享有的生命气息，围着自己的健康。 为主自己所得，从主里而来，出人意外的平安，都谢谢主。因为许多的危险，我们有的知道，我们有的根本完全都不知道。但是主，我们相信你在暗中保护我们，主，你的手带领我们，让我们在青草地上，我们感谢赞美主。福生啊，师傅这段的时间。 既然在这个秋日的第一日，我们在主面前，你自己的话，生命之道领导我们，坚定坚固我们的信心，丰盛我们的生命，让主你自己圣经之道、圣经的话、生命之道亮光，帮助我们在你的恩典和知识上长进。恩高，你的仆人要先讲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上个礼拜。 借着耶稣所讲发现一粒珠子的比喻，跟大家讲解分享认识价值上。那今天就接着刚才所读的一段经文，跟大家来讲解分享认识价值下一篇。那上个礼拜的讲章那个摘要已经在这个周报后面，我就不再重复了。好，当我们讲到价值价值的时候，让我们认识一下。 什么叫做价值观呢？什么叫做价值观？价值观是一种个人信念 （personal conviction） 吧，啊，个人信念是个人衡量事物的轻重、优先次序、重要性，还有个人价值及取向的标准。意思说，这个价值观影响你。 影响你抗衰元代谢，先哪代的有病，先哪代的没有病，先大代有神交，先大代有美人故呢也影响你健康，影响你的成绩，早就嘅成绩结束。那这种价值观，这种的信念呢，也使到你的什么，也使到你个人咧倾向于一种行为的模式，或者。 生活方式，你看价值观控制 f 二六，一啊，也影响塞那人个，迭那人个行为表现，或者那人生活方式选表现。讲起边，讲一个很简单的例子，我叫教，我做教区长十二年，在吉隆坡，在塞美兰州，他们有讲一句话：，这个教区长是不吃饭的教区长，不是不吃饭，我有吃饭的哈。 不是不知道，是他们常常我叫局长，开会前请你吃饭，我们来吃我午餐。我常常说记下来，记下来啊，我我没参加吃饭。那如果有人请我吃饭，我接受了，我通常会交代一句话，叫少几碗啊啊，能个卡塞碗啊，那就是我参加自由餐。你们知道自由餐吗？啊，自由餐另外一个是来。 自由餐是很多很多食物的吧？我可以告诉大家，我就是今天晚上参加自由餐，明天早上我称我的体重的时候，还是怎么样，还是一样的。你们有没有人参加自由餐？今天晚上参加自由餐，因为太多食物了嘛，哪样哪样那个盘的食物，比平常吃了三倍四倍对不对怎么样，好像太平山那么高啊。 但是我今天晚上参参加自由餐，我明天我的体重还是一样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有一个价值观，那个价价值观就是什么呢？另外一个 slide 哈，简单的伙食，不吃太多，女生姐妹们，这就是什么？一个价值观啊，影响到生活方式，影响到这个行为的模式。所以当我们谈价值观，价值观，价值观。 说的最前白的一点吧，那就是什么？就是我们不能够不面对的一个问题，人生一个不可不面对的问题，就是你最看重的是什么？你最那抵抗的人是谁呢？这个看重，这个看重的程度啊，会有兴趣、偏好、尊崇，再到维生。你看，那个。 那个这个这个看重影响到你，会慢慢的越来越维生在那方面。开始可能兴趣，后来是你很喜欢，但是后来哇，你很看重这个，然后你维生了那意思是说，在表现上，因为你的价值观，你的某个价值观，结果那个价值观影响你的生活，你的生命表现，在表现这方面会逐渐的。 上升啊，提升啊！我举个例子，有一年，新加坡教会新加坡教会里头学家多诺呢，啊，学多诺呢那个传道人新澳讲比尔呀。不过，这个新传道人他还没有去读神学之前，他他是一个他是新加坡高等法庭法官。所以新传道人来到那个教会做。 传到了教会的执事、教会的领袖头痛了咯。这个新传道来哟，要给他多少薪水呢？给他多少生活费呢？要给他跟以前，我们知道法官的薪水是很高的，你们知道吗？哇，那要给他以前，好像他做法官的那薪水那么高吗？哈哈，大家都在绞脑筋，在想着了。其实，哎，这个教会呀。 我们说什么？多虑了了，烦恼他废了。因为这个新传道人，如果他看重薪水多少的话，你说他会去做传道人吗？他不会去做传道人啊！如果他在意薪水多少的话，他就不会去念神学了了。啊，我们可以从这传道人来看，这个传道人，这个新传道人，他还没有去读神学之前，他一定参加释放。 所以，做法官工作也用啊。不过，一鼓励克莱伯顿做礼拜，叫克莱伯顿参加好事，一一边好事一边找法官。最后，哈哈哈，他开始有兴趣偏好追求。最后，他放下法官工作，去读神学，做传道人。哎，这就是他的价值观了，也就是我所说的了。在表现形式上怎么样？ 逐渐、逐渐的上升呐，所以讲到价值观的时候，价值观影响很大，所以我们要有正确的价值观，我们要对我们自己的价值观有所认识啊。第二，价值的性质。我上个礼拜跟大家讲了“价”跟“质要分开嘛，“价”“嘎”。 价就是指人为的标签呐，谁抖音你嘞抖音什么的，那马嘞这个就是价，质嘞就是指那个实在的价值。我们常常听到哎讨价还价，那讨价还价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买的人和卖的人，他们尝试在价和质上达至一个协调啊。卖的人他要价超过质，意思就是说，接那了可能拿对谁抖音一下买三类抖音价超过质。 但是买的人呢，要自超过价，就是觉得喏，那对谁都一样，得后拿五六也没完，啊，这叫做讨价还价啊。啊，我们现在都很流行可旅行嘛，我们都知道一点啊。可旅行没的话，卖十元九元就可能骗我，是不是怎么样啊？啊，你做旅客，你卖十元呐，九元就可能骗。为什么呢？特别你去中国，你要买药。 你要买玉器，你要买古董，你都不知道那些东西呀，它的价值多少嘛？那么通常我们有一个心理咯，跟他砍价啦，砍到一半就可以了。如果他说一百，我出价五十了，那应该可以的。可是你要做生意的人就知道，就知道我们我们这些有这个心理啊，啊你会减一半，所以我就把它 价钱更许多一倍，那你怎么去捡？结果你以为哇，十八露烟我两毛多烟卖，也听到可能一人对我的抖烟，不会买你十八露的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说，哎，去旅行旅行不要买东西，你买十个一定九个是亏，因为你做客嘛，你都不知道。我还有一个经验啊，路上的榴莲千万不要买。 <laughs> 你驾车，你驾车。 要这带路的时候，带路的时候呢，卖的那东西没，那肯定就态度很差，那酸酸的，你，你没好的也得好，因为你是做过过路客嘛，你卖的会讲那个拜拜，你不会见到他，他也不会见到你的，所以十个买九次钱，九次被骗。我有一个经历感。有一次我在湖南的时候，我去一间假使店呐，我要买什么？ 我要买一个单人的这个 mattress 啊，床褥哇，那个床褥很漂亮的，很美的，从工厂出来的，包到美美的，那边也印的，那是工厂印的，不是厂厂家出的什么，不是厂家写的价钱，厂家那边呢，那个工厂出来的时候呢，他有一一张纸，那个价钱写作两百四十块，烂马西那头正宗的，最姐啊，这个那。 这个呢，本话讲了，但我们叫来，哈，是吧？好，这个这个 mattress，啊，我们当中买东西，你们一定比牧师多哈。那如果你看到孔雀，就去注重孔雀，这样，因为早两一下老百姓的呀，孔雀肯定是浪漫时代多。那跟你们女要开价哪位？开价多少？如果两百四十块，很美的。开价多少？秀艳，你开价多少？ 这个院子就不敢讲啊！你们给个价钱嘛？开价多少？两百四十块，两百块，还有人吗？两百四十块，两百块减了二十八下，还有人吗？还有人吗？还有人吗？你们怎么这么客气啊？小明，你会出价多少？啊？百八啊，两百块百八，还有呢？还有谁？ 白五好了，那三个可能看，啊，两两个人讲白五啊，是，很美嘛，贴一个价钱嘛。可是那天我光顾那个家私店啊，是我的会友的，很熟悉的人呐，我就不是不会跟会友讲价喊价，不会，我认识你，你认识我啊，你卖我多少就是卖我多少了，所以我没有讲价钱呐。我看了好了，我就买这个了。 然后我就预备付钱了。付钱的时候，牧师啊，一百一十块卖给你，小王谁都也没好你哟。结果我就买了两百四十块，我买了一百一十块啊。回去我跟牧师娘讲，还好刚才我没讲价，这就好像你们所说的嘛，两百四十块，你。 出价两百块、百八块、百五块，你已经觉得很漂亮了，对不对呀？你怎么会想到说两百四十块，他会自动的减到一百一十块？你不要有个错误的了解哈，以为说我是牧师，他一定便宜便宜卖给我，没有这一回事啊！我如果会有便宜便宜卖给我，我都不敢第二次再去了，知道吗？因为我不要用我牧师的身份来占便宜呀，你明白吗？所以我说你应该。 你应你是做生意赚你应该做的，不要赚到砍我的菜头就可以了，对 <laughs> 对对不对呀？所以，哎，一百一十块的，我跟牧师娘讲，还好没讲价，因为我讲价来讲，我最多减两百块，嗯啊或者如果百五块可能讲的时候心里面还冰蹦冰蹦跳， <laughs> 不好意思怎么减这么多，对不对呀？哎，那就是今天我们面对问题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有时候一些不熟悉的人。 我跟他买东西，他价钱写在那边，然后他减给我，我就说你可以再减吗？不熟悉的啊，熟悉的人我不讲价的啊我就可以再减，他说你看这个是两百块啦，我已经减到百五块了。我会加一句话：这个价钱是你写的嘛？对不对？是你写的啊，又不是我写的，我怎么知道真正的字的多少呢？弟兄姐妹们，价字价值，价跟字要。 分开的啊！三十年前，三四十年前，台湾、中国台湾两岸开放了，意思是说，中国人可以来台湾玩，台湾的人也可以去中国玩啊。那么那些台湾的人呢？他们那个他们去中国的时候，中国很亲很亲热的称呼他们叫什么？称呼他们“台胞”，另外一个是来，“台胞”。可是慢慢呢，不叫他们“台胞”。 叫他们怎么带包啊？为什么叫他们带包呢？因为这些台湾人去中国的时候，他们买很多东西，大概要用楼里带回去吧。啊，买很多东西，然后他们一直说什么便宜哦，便宜哦，也便宜哦，也便宜哦。中国人呢笑到肚子都痛哦，哦也便宜也便宜，卖完红外踩他哇，对过对过了哈。来来，你看，让一个新闻嘛。另外还你看，台湾旅客找什么？ 砍菜头了哈！好，弟兄姐妹们，我们谈到价值的时候，今天很多人以价钱来衡量价值。上个礼拜我讲了，好像有价钱的就是有价值，但是我告诉你，真正的价值不是金钱所能够衡量的，不是金钱所能够衡量的。 我们要懂得做这样的一个分别。好，上个礼拜讲不讲的好？第三，活出生命的价值。我上个礼拜说了，动物会做选择，可是他们的选择只是要还是不要。可是我们人在做选择的时候，不单只是要还是不要，我们还会想什么？值得不值得？啊，adequate 呢？good e n o u 当我们一想到 adequate，adequate 时候，这就涉及了我们这个价值观了。那么价值观错了呢？ 选择也跟着错啊！价值观如果对了呢，选择也跟着对呀。而我们的生命价值，今天我们在世界上几十年的时间，我们的生命价值是由一连串的选择决定的。所以，借着刚才所读的圣经，我也借用黄岳辉牧师的分享，跟大家讲一个圣经人物——摩西。我们来学习摩西的选择。第一。 啊，今天能注对摩西接纳自己的身份。摩西是以色列人呐，但是他的父母为了保护他不被人杀死啊，他就把 baby 摩西放在篮子里面，放在河，随着河水漂流啊。刚好埃及国王法老王的女儿在河边洗澡，当他看到 baby 摩西这么俊美的时候。 他就把他领养了，收养了为儿子。所以摩西是以色列人，可是他从小在埃及王宫长大，他就变成了什么？成了埃及王子啊！到摩西长大之后，刚才读了圣经，告诉我摩西要做一个选择了。他要选择他的身份。如果他选择埃及人的身份，他就继续做埃及的王子。 可是，如果他选择恢复自己原来的身份，就是以色列人的身份，他就会失去一切，甚至沦为奴隶呀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什么？摩西做出选择的，他的选择是什么？他不肯称为法老女儿的儿子。意思说，他选择他要恢复以色列人身份，那也就是说，摩西选择什么？ 找动机啊，做回自己。摩西他接纳自己这个人，自己的这个身份呐，你知道吗？有一个人，他的选择跟摩西相反的，这个人是谁？迈克·杰逊，已经死了。他是黑人，但是他不接纳自己是个黑人，他讨厌自己的黑皮肤。 他一次又一次整容、打针，把自己的皮肤没有云，变为云显啊，妖呢漂白，不晓得用哪一种漂白水把自己的皮肤漂白。结果迈克杰森变到什么？白人呐。你看他的鼻子，他的眼睛全部都病病病了，但是最后都变了，最后。 他承担自己选择的后果。五十岁，我那会猝死，那我那会就活安死哟。如果他接纳自己的身份，我是黑人，也许他的生命会更加的光彩呀。因为黑人也有黑人美的一面，对不对？你看世界小姐 Miss World 黑人，对不对？Miss Universe 黑人呐。 我还记得好多年前，我对一个小女孩，十二岁的小女孩说：“你很清秀，有气质啊。”她说：“我的姐姐，我的妹妹比我白。”意思就是说呢，她姐姐白，她妹妹白，她自己黑黑的。那我就跟她说：“圣经说，黑也是美呀。”她眼睛大起来，是美哪里哪里？ 你们知道圣经哪哪个地方说黑也是美呀？啊，你们要记得这些圣经记啊，以后你们就可以去帮助这些小孩子啊。你看，《雅各书》第一章五节：“耶路撒人众女子啊，我虽然黑，却是秀美呀。”弟兄姐妹们，猫西接纳自己的身份，麦克杰逊拒绝接纳自己的身份。我们要记得。 上帝在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，都有他所定的生命计划。只有接纳自己的人，才能够完成上帝制定的那个生命计划。只有你接纳自己，如果你接纳别人，啊，另外一个时代，你一直要去做别人，一直要去模仿别人，我告诉你，不要做麦克杰 n 第二。 接纳自己，不要企图去做别人。年轻人，来读一读。年轻人，因为年轻人今天跟着你们的青春偶像啊，来，一、二、三，接纳自己，不要企图去做别人。所以你看，在梳头发、照镜子的时候，哎呀，怎么我鼻子这么大？感谢主，鼻子比较大，进去的氧气也比较多。我讲嘛， <laughs> 你鼻子那么小。 没有我多了，你要感谢主嘛， <laughs> 对不对？接纳自己，因为上帝在你身上有你的生，有有有他的生命计划。你接纳自己，你就能够活出一个美好的生命了。好，第二，负起生命的责任。摩西他选择什么？他跟他自己同胞一同受苦，这表示什么？他选择他要负起他自己生命的责任。我是以色列人，我的同胞是以色列人。 我要跟他们一起受苦。怎明讲的？我们小学现在小学没有。我小的时候读到华盛顿，美国第一任总统。华盛顿小的时候把爸爸所爱的那棵樱桃树砍断了，然后怕的不得了。但是当爸爸在问是谁的时候，他向爸爸认错，他要爸爸原谅他。那么这个故事重点是什么？负起这个责任呢？虎气贼任，你知道吗？感恩人写 所以说说别莫胡言乱界是个不负责任的时代。能发生歹嘢了，惹呾野了，就常常找戴罪羔羊。专指爱嘴硬、推好病人比如你看到，请你能够一年歪一错啊，找后生一个不是我的错，一年歪一错是先人嘅错。你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吗？一年买买一只猪，是先人买回家。 不是我不会读书，是先生不会，是老师不会教。还有，不是孩子的错，是爸爸妈妈的错，是父母的错。意思说什么？因为爸爸妈妈没关心孩子，所以孩子才会走错路。所以要怪，应该要怪他爸爸妈妈。还有，不是我的错，因另外一条的下围错，不是我的错，是下围的，因为这个下围变黄了，下围排黄了。 我脑袋也秃，所以我就转了环境，就看我真的好能影响我了。你看，一直怪别人。还有啊，有的人呢，怪自己的星座不好，我也不晓得是什么星啊，扫把星啊，还是什么星啊哈。还有怪祖宗的风水不好，去挖祖先的坟墓，挖爸爸妈妈的坟墓。还有，过去几十年相当流行，怪自己的名字不好。 改名字，没有金木水火土，也加上一个金，加上木，加一个水，加一个土，结果老师都找，从字典都找不到，也不知道怎么读。政治人物更不骗了，讲错话，归咎报纸，他们登错了，错误报道，不用你道歉，不用认错，所以这个时代是什么？是个不负责任的时代。不负责任的时代，不负责任的人，是找借口。 不负责任的人是不会成长的我们知道，我们生命要成长，我们一定要懂得负责任。我们不推卸责任，这样你才会成长。有一个小孩子，一奥塔卡亚我就讲伊样一奥塔卡亚打开呀，打开呀，冇塞你开呀到那去，哇，一锦绣起呀一是人妈 摩骂，我踢，还辆还往凯亚死脚车，坏脚车，还会摔倒啊！你看这个小孩子，他不小心跌倒，他却把他的气发在这个脚车身上，这就是不负责任的行为呀！如果他把这种的行为呀带进他的成长过程当中，那就很麻烦了。当他遇到失败或者挫折的时候，他就把责任推给别人。 爸爸妈妈、哥哥姐姐，还是房间太热、声音太吵这些等等，啊，这会成为他的习惯了。如果成为他的习惯，也会成为他的性格，成为他的性格，最后就决定了他以后的成就。弟兄姐妹们，上帝爱我们，拣选我们，我们要负起生命的责任，不要找借口，不要推责任，像摩西负起生命的责任。第三。 决定自己的价值观。摩西他看所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；他看为主所受的凌辱小嘞，比对埃及的财物更加宝贵。今天这个世界流行三种的价值：快乐、财富、权利。很多人竞赛跟人对有这三种价值，但是我们读圣经，摩西早就有这三种价值了。 可是他却放弃，他选择跟以色列人生活在一起。摩西他是在上帝的旨意和个人的享受之间做选择，而这个选择就是他的价值观。然后我们看到他的选择是什么？把上帝的旨意看作人生最重要的，这就是摩西的选择了。他那个价值观不是本着自己，而是把上帝的旨意。 看着比自己更重要。我们都听到很多宣教师的见证，宣教师的见证，他们有一个特色，他们为什么做宣教师？他们愿意付很大的价，因为他们要获得很大的值。他们愿意付代价，因为他们觉得他们所做的是非常非常值得的。有一个宣教师。 还在麻风院服侍，有会半退半冷在温宁。我想那个卡妞讲这个话，哇，就是和我十八万啊，我也冇去做这笔工，咋半退半冷在温宁。你知道那个宣教是怎么回答吗？是的，那是五六十八万，我也冇去做。啊，我今天做这个不是钱。 而是值得我做了，主的爱，好像我上个礼拜讲马的泰丽莎样子，在印尼有一个宣教师，他拒绝油公司高薪聘请他。油公司他是个很专业人士，但是他选择做宣教师。油公司要聘请他，给他很高的薪水，他拒绝。他讲了一句话：薪水够高，工作不够大。 薪水过高，工作不够大。他觉得很多的钱工钱，但是不如他现在所做的工作那个价值一样的大。那这些宣教师他们为什么会有这种的思想？因为他们认为人生的价值很高，所以不能够浪费。当他们要付出人生的高价的时候，一定要换取最高的质。我上次跟大家讲。 时间是什么？时间是机会，时间是记录，一个最重要的点。时间就是生命。今天我们怎么用我们的生命？我们把我们的生命全部用在金钱吗？宣教师他们从来不会这么想。你一天忙忙忙碌忙忙碌忙什么？忙就钱吗？你要知道，当你把时间投进去的时候。 你的时间就是你的生命啊！人若赚了全世界，失去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吗？所以这些宣教师他们知道，人生就是生命这个价值很高，所以不能够浪费。他们要做一些比金钱价更高的、值得做的。他们都要有机会的话，他们要以有限的生命这个价。 去换取无限永恒的自啊！他们这么做，我告诉你，一些人不明白会笑他们，笑他们傻，但是他们自己心里面清楚他们知道自己不傻，因为，他们所做的选择是最好的福分。所以这是价值观啊，价值观。最后我要说，摩西如果他继续是埃及皇帝，那埃及的。 王子啊，如果他不选择做回自己，做以色列人，继续做埃及王子的话，历史学家告诉我们，他后来有可能成为埃及国王。可是，如果他成为埃及国王，今天我们去参观的时候，他不过是一个什么木乃伊呀？他不过是个木乃伊呀，摆在那边给我们去观赏的啊，给人家指指点点呐。但是，毛西。 他守住自己的身份，他做回自己，他做个负责任的人，他决定自己的价值观。这一连串的选择，使到他活出了生命价值，几十年生命的价值，使到他成为千千万万人的祝福啊！今天世界上的几个宗教：基督教、犹太教、回教。 都有提到毛西这个人呢，就是因为价值观正确的这个选择，就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心有上帝，在我们的生活上，当我们做任何选择的时候，我们都不忘记上帝，尊主为大。让我们来唱《玛利亚》的一句祷告的话，一句宣认的话。 我的心愿，君主伟大，一直找找不到英文，sorry 啊。我们坐很久了，站起来啊！我们祷告吧。我的心愿，君主伟大，我的路，一主为牢。 是我稳妥，你是我最坚固避难所。我的伤，我深深求你；我的主，我奉献于你。我敬畏你，我敬爱你。 愿一生献给你，福先，愿祖主伟大，我的泪，女就未来。你是我快乐，你是我温暖，你是我最坚固。 我的上，我深深求你；我的主，我奉献于你。我敬畏你，我敬爱你，主啊，我愿一生献于你。阿门，请坐。 好，我们来看一段的